锵锵三人行，今天啊，我想讲讲这个什么问题呢？最近这个斯诺登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你发现没有？呃，他他越来越把一件事儿啊推到中国人面前。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件事儿上还需要普及，嗯，就是隐私，嗯，隐私权。你看啊，什么监监听公民呐，什么公民的个人隐私啊？你看，你发现没有？西方人那家伙就跟钳了他的肉一样，就都这样的这个反应。 但是其实我必须说啊，要不说信息开放特别有好处。中国人多看看外国电影，中国人多看看这些国际上的风云呐，慢慢能够反观自己。我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不管是侵犯隐私的人，还是隐私被侵犯的人，嗯，就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呢，意识是不太强的。 就是对于怎么着就侵犯了别人隐私，或者自己我有没有什么东西算隐私？中国人还不太敏感，比如说他们没有香港人敏感，嗯，香港人可能就没有英国人敏感。这个这个东西啊，哎，所以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很值得说一说，嗯，说一说呢，主要是这两个字啊，都是坏的字，在我们的那个词汇里面啊，私。 是一个坏的事情，大公无私嘛，对，对不对？斗私批修嘛。所以我第一次到香港，看到一条路竖了一个牌子，说“私家路，嗯，闲人莫进”。我当时很震惊啊，人家体会不到我这个震惊，因为我总知道，在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公共财产，请大家爱护，嗯，对不对？你要打的公字，这个大家要爱护，私家还要还要说，还要大家来不不准动。 我当时觉得，哦，原来私也可以变成一个很郑重的公用词汇，嗯，是一个公众价值。私，第二隐，隐更坏了，因为隐就说明你见不得人呐。所以在中国，你为什么私隐这个概念为什么普及不了？在我们成长的年代，任何什么事情一句话，你有什么事情见不得人呢？对。 你看，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你这就是你知道，就说这个东西深刻的影响到了大陆人内心的这个道德感和灵魂深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狗仔队，这个大陆的狗仔队和香港的狗仔队，我就发现啊，他干的事儿啊是一样的，但是呢，道德依据不一样。有一个不同，香港的狗仔队啊。 他就是拍你就拍你好了，这就是他的工作，他不会说别的，你知道吗？他不会说我这是什么正义的事业。但是大陆的狗仔队啊，他是可以说的，说的跟徐老师讲的很类似。他会说你做了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就是要把你的另一面责任把它揭发出来，我就要让大家了解到你的另一面。对，你小三，你七个小孩什么啊？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是你看。 这个是两者狗仔队不同的地方，这就跟咱们说的这种文化道德有关系。可是另一方面很奇怪，我们说中国人不注重隐私吧，但是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又特别自私的。你比如说，呃，在公共空间的处理上，从民国以来我们就说中国人没有公德心，对不对？就是说东西就随便往街上扔。 在大巴里面坐车，我们我以前太多这种经历了，在旅游的时候，大巴司机说：“你看这中国人，你上香港来吧，我当然中国人就是没值素质。你看这车上扔的满车果皮，为什么不往外头扔呢？” <laughs> 就我记过，记得以前看过社会学者， <laughs> 他就说，他就说一点，他就说，中国人是把公共啊看成是私人的剩余。就比方说，呃，每家打扫垃圾，清扫院子。 到最后，脏东西或者脏水一定往门外泼。嗯，因为门外那条街，你就把它当垃圾场一样。所以中国人这么看看起来时候，其实他又很重视私啊，他又非常重视私啊。不是，其实呢，说到底就是公私界限不分明。没错，我就想说这。个，既然我私是没有的，我们不能有隐私的，嗯，那我的一切是公的。 那既然我的一切是公的，那公的一切也就是我私的了。嗯，我吐痰可以吐在这里了，对不对？我这界限是我精神上我不能有我自己见不得人的事情，那对不起，你的所有东西我也想知道，我也有权知道。对，说到底啊，就是公私没有一个界限。所以呢，这所以这就叫做天人合一了，没界限了，对对，说的对， <laughs> 混混混同一气嘛。对，这个你说还真是。 就说这个隐私啊，嗯，咱们过去曾经，我我就曾经说过，就是说这个有些人说这个改变国家命运呢，或者是怎么样啊，很多人认为可以呃找到一个切入点，纲举目张。你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啊，这个投资四万亿下去就把局面改变了；有的人认为呢，可能民主与法治就把局面改变了。我一直说消灭狗仔队就把局面改变，不是消灭狗仔队， <laughs> 我有两条，但我这两条呢。 呃，这我觉得是微言大义哈，你需要认真的琢磨。哎呦，你看，就是我觉得中国的事儿，这两条做到了，这个国家就改变了。能让我们猜一下吗？你猜，我猜你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人呢应该主要靠工资收入。对，我在节目里说过。 <laughs> 对， <laughs> 就是一个一个人应该高点， <laughs> 一个人要靠这个什么呢？呃，因其本职工作，嗯，而得到他收入的最大份儿。 这，他这主要收入来自于他的本职工作。哎，这个经济学家，你好好想想，听起来很浅薄啊。我同意，因为我我一向靠工资生活，听起来很浅薄。我有额外的，但是我很有这个，这这很很很很有很有深意。再一个呢，就是我就说啊，就是这个隐私权的确立，因为实际你想想啊，中国下一步面临的很多事儿，其实他真的是需要啊，从政府到人民呢，每个人如果什么时候能够知道。 就你说的公和私的界限，因为所有的创意，所有的咱们研究西方就会发现呢，所有的创意、所有的发明、所有这个社会的很多改变，无不依赖于一个独立人格的建成，而这个独立人格的建成，无不依赖于啊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他私的这个范围。所以过去他们聊谁的时候，老聊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公民呐，老聊什么公民意识，我就老实说啊。 这个没把私的东西划分好了，你谈什么公民呢？公民是什么人呢？公民，你看他是首先私人范围清清楚楚的得到私人权利得到保障的这么一群人，有尊严的这么一群人。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公民是有财产的男人，对， <laughs> 有财产男人，财产是私人财产，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的这么一帮人凑在一块儿，大家关心一些我们共同的事情，这叫公民。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家人家里边， <clears throat> 这个父亲，假如说他有三个孩子，嗯，啊，他有有一些钱，有一些股票，有一些画什么。如果说他这三个孩子的时候，他分的不均匀，他喜欢第二个儿子，他把大部分的钱都给了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呢很少钱，小儿子呢根本没有，非得跑出去了。你说这是他的私事呢，还是他的公事呢？ 人家有没有权利来责备他这个父亲做的不对呢？这是他的家事， <laughs> 这是大家的家事。如果按照很严格的，比如说自由主义里面的，这个就有好几种啊。如果按严格按照讲这个自由至上的话，那完全是他私事，因为一个人的财产该如何使用、如何转让，是他自由决定。 那么甚至有的人会主张，连中间有人抽税对不对，所以遗产税都不对，有有这种想法，所以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当然，如果按照人常伦理来讲，这种父亲最后就会很悲催嘛，就是李尔王了。 <laughs> 就日本有个学者沟口现在去世了，嗯，沟口健在，哎，他当初就是做这个研究，他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公私不分呐，是从周代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 周代之前啊，这据他考证是跟日本一样，是传长子的，就一家的财产，嗯，不给平分，就是给长子。日本一直到后来都是这样，嗯。那么长子愿意给其他的人是其他人，否则的话都是他的。嗯。因此呢，这一家人里边这个事情就是私事。可是中国的从周代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废了这条了，就不是只给长子了，不是只给长子的问题，余下来就是你有几个孩子。 你就有都有权利要得到，因此都有权利要得到，就存在一个公不公的问题。嗯，你明白没？就有一个你是不是平均、是不是合理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一个父亲在处理私人财产的问题的时候，就引入了一个叫公共道德的问题。所以常常常常有公平的问题。这个公啊，从我们现在西方讲的公众领域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公平的道德标准的问题。 有很多过去，我记得我外公去世的时候，他子女给他写的这个横幅，天这一生为公，这个公不是指 public，而是指他家世里面家世里边很公平、很公道。那因此，王位也是这样。你知道，中国历代的传承不是给长子的，他有权利决定给第三个老婆的第六个孩子的四太子啊、十四太子啊，这个中间。 无数中国后来，所以为什么他就认为这当然他的一家之说了？他就说中国在传统上这个公啊变成了进入了家庭范围，变成了一个个人的道德问题了。所以你不能见不得人了，所以私人这个东西就就被瓦解掉了。所以你看，呃，像这个钱钟书啊，杨绛啊。 这些个文革时期挨过整的人，嗯，我发现他们这个思想还是没有改造好，是吗？ <laughs> 哎，我就说到这个事儿啊，可以给你们看一段话，这个谁杨绛的这么一段话，这就是最近你知道吗？这个这个呃拍卖拍卖公司。 要拍卖钱钟书写给这个香港一个呃有有有有有有两组文件， <coughs> 一个是钱钟书写给香港《广角镜》杂志的呃这个这个一个人的信，对，李李什么？李国强，李国，国强。然后呢，他他要拍卖嘛，然后杨绛就阻止说：“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 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哎，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都好都知道，对吧？都知道，就保利就撤拍了。可是，实际还有一个拍卖拍卖公司，那个拍卖公司是拍卖的。恨不得好像几十件还是一百多件。那个拍卖公司说啊，北京的法院叫停的是说你不能侵犯钱钟书和杨绛的著作权，可并没有说。 这个侵犯他的物权，你明白吗？不明白，广告之后再说。锵 <laughs>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现在呢，这个保利呃临时决定，就说他本来要拍卖三件杨绛和这个钱就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私人这个书信，他说撤拍，他撤拍了。可是实际上另一个公司拍卖一百多件呢，但另一个公司的一百多件啊，另一个公司就现在不知道他撤不撤啊，但是他认为就说。 这方面中国的法律啊，呃，就值得探讨。就是说，你这个信呢，这个私私人信件，你写给我的信，你这个信的内容，如果你发表或者你拍卖的时候你做预展，就你给人家看见内容了，那你是侵犯著作权，著作权。嗯，因为钱钟书、杨绛享有他私人写给你的信的著作权，对吧？这内容我不想让别人看到。嗯，但是呢。 这个信本身它是个物件对，所以这个物权呢，它既然已经交了出去了，对，是收信人所有了。 对对，那么收信人能不能卖这个物件呢？这个物权的转移，比如说，假设说这里边就有个法律问题了。假设说你拍卖你投得了，那么只要你不出版、你不发表、你不展出，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内容，你还是没侵犯他的著作权。对，似乎是这样，就说一个物权转移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本身就是一个法律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说这个事儿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哪里呢？就说。 撤拍的那个三封信呢？有两封信呢是钱钟书写给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长，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一时叫魏同贤，差点就魏忠贤了。魏同贤是写给他的。可是六月五号，这个魏同贤呢写信给给反正给新华社还是给给给给给给保利，就要求就是说，呃，因为现在就是说谁拿出来这三件东西，怎么交出去就不说嘛。嗯， 然后这位同学说：“你必须得找着这人，说为什么呢？说这是假的， <laughs> 连这个要拍拍这。他说，他说他看了写给他写，他说是写给我的呀。可是我看了这个影印件，这个书信的内容，包括这个笔记，都是。” 完全是故意伪造，就不是钱钟书了。 <laughs> 对，完全是故意伪造，你说根本就是个假的。 <laughs> 那还好他早出来说，要不然这个呃买的人不是更亏了吗？哈，那个这是完全是个诈骗案了嘛。但是你话说回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专门收藏名人书信嘛，但是也常常在自己的著作，有些人甚至写一本书、写专栏，就是谈自己收到的什么信，展示自己收到的名人的信件。 而他展示那些信件，比如香港有个作家就常写这种东西嘛，他展出来信件，有许多人其实还在生的。那像这种情况，我们通常是怎么理解？或者说，比如说你收藏专门收藏名人信，不过一般来讲，我们一个人如果去世的名人，或者比如说像钱钟书例子，就假设呃钱钟书例子比较特别啊，但有许多人他们根本没什么亲人了，或者好几代前的，那那种名人书信我们收藏展出，我们一般都觉得。 就当一个名人手记嘛，对不对？不是一个太大问题。但是假设那个人还在生，那其实现在又有很多人专门收藏，而收藏之后他其实还拿出来也也照拍照，这个情况其实很普遍的。这件事情现在国家版权局是帮杨绛说话，对，我觉得呢，他们有一部分还是有感情因素。 就像杨家中国的事情啊，不是纯粹讲理的，还有道德因素，哎，还有道德因素。人家而且他年过年近百岁，对不对？而且这么大的威望，而且他里边提到隐私，也不知道杨那个钱钟书在信里说了人家什么东西，不想人家知道。但是如果纯粹从理上来讲呢，那真是值得讨论的。对，没错，我我我我就我就想到，比方说你邓文涛，你今天画了一幅画。 你写徐子东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啊，生日什么什么，你你送给我了这幅画。那我们两人都过去了以后，这幅画属于谁的呢？这幅画是我的子孙的呢，还是你的子孙的呢？对啊，因为吧，你已经送给我了，那这个著作权是你的，这幅画著作权是你的。可是你是送给我的了，就像一封信一样，我写给那封信，我信是给他的，这个物权是给了。对啊，对，对不对啊？所以，所以，假如说 <coughs> 将来这幅画很值钱的话。 假如说我的小孩拿了这幅画去拍卖的话，那你的小孩就跑出来说：“哎，不对啊，这个我老爸，这个我今天有很多李可染的画、齐白石的画，对啊，到处在外面流流通啊，他们的后代不能跑出来说：‘哎，这我李可，染，我要收回去啊，收回啊，他著作权属于我，我我爷爷啊。’因为这个事情呢，所以我觉得道理这是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呃，我们有的画家朋友，他自己要出他的这个画册，嗯。” 他也得跟收藏家去借他的，嗯，对，所以这个这个这个产权已经属于了那个买，而且也不一定是你送的那个人呢，因为那个送的人可能已经把这个画卖给了别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道理上讲的话，坦白讲，我觉得杨绛现在这个说法不一定是完全站得住脚。 但感情上，对，我们当然都会认同。为什么呢？因为但这个感情上认同，你还是要讲个理啊。比如说信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它这个中文字，谁？不是，而且我想中文字里面，它一字双关嘛。信是什么呢？既然是一个信息，带头是一个信任。嗯，给你一封信，其实就是信任你了。对，东西交给你。假如这个信写了很私隐的东西，就相当于我把我的一部分的秘密，一部分不可告人的东西。 交到你手上，对，交给你就相信你。那假如最后这个人背叛了你的信任，把这个东西传出去或者公开的话，那我们这时候这是礼上没法讲，因为你已经信托给他了，道德问题。但是道德上、感情上，你我就说我们信错人了，呃，我们说这个所托非人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我们中国文化就是把事情搞得比较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这个隐私，你看，所以为什么这个一个民族需要讨论这种案例？因为我们不清楚，可能西方人比我们清楚的多。我发现我自己啊，很多时候我自认就算呃比较敏感的人，但有时候我觉得我也经常呃这个触雷。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机场啊，哎，我碰见呢这个呃一对这个同事吧啊，然后呢，这不是你想聊天就很自然。 但是你说你说聊天我很就我我说哎你们去哪儿啊？哎俩人就不说话，当时弄得我非常尴尬。对，我才一下意识到我不应该问。对，嗯，我不应该问。但是你看咱们觉得碰机场碰见你，你去哪儿你就问是隐私吗？你就问吃过饭了吧，这基本上不算隐私啊。你们觉得这是不应该问的？我觉得也不一定不应该。其实有时候你我觉得很自然问上啊，但是呢。 第一看关系，第二呢看说话的技巧。如果你你其实比较方便的方法，你可能是说啊，我打算去哪？你说我去哪？正常情况下，人家就会接哦，我要去哪？假如他不接，那就表示他不愿意讲了嘛，对不对？你说的太好了。所以，我这有一次我看一本介绍英国人礼仪的书啊，英国是以尊重个人隐私著称的国家，甚至于人们觉得他们冷淡，他们的那种那种考虑啊，真的就是说他。 两个人初次相识啊，英国人就就不能贸然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比如在酒馆，不能贸然。但是如果他想知道你的名字呢，他会宁愿说：“哎，我叫窦文涛。”对对。那你要愿意说，你也交换。对，没错。你说这就个人隐私到这么一个。这应该先把我，我通常我也是这样，我宁愿先把自己。 愿意讲的东西，先讲出来。就就好像人跟人见面，你要人家的名片，你就拿一张名片给人家。对，那人家礼貌上就会给你。你好过你说，哎，你问人家直接要名片，然后就说我我没带什么，这个就是很很长。所以你知道，这个我认为尊重隐私啊，这是现代科学时代的人格。嗯，因为他需要的是非常精微的。 这种这种体贴和考虑，它就是现代社会这契约为本的现代社会。以前是这个你身份为本，那就无所谓。他需要人跟人之间非常细腻，你发现没有？你你大老粗，你可能很多事情想不到。我我我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也是牵涉到名人的有有我真的情况有这么一件事情，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转述施之纯，他说他曾经他的其实已经去世了，他说曾经跟他说过批评过某一个另外一个有名的学者。 他说他怎么怎么怎样，写在文章上，大家都很明白。你看，第一，你死无对证，你不知道施德恩先生是不是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啊。第二他说的话是对你的一个信任，他没有授权你把这番话去公布出去。但这话的物权是我的了吗？哎，这个你你你。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laughs>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